新赛制，选手该如何排兵布阵？战队操心，玩家关心，各方面都在积极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。像过去擂台赛那样，王牌选手摆最后压箱底的最常见做法，当然就有些不可取了，这样太消极。可是将王牌选手直接摆放到第一顺位出战，看起来也有些过分激进。职业赛场上。 一挑三都是极少见的，擂台赛是较常见的出色发挥，也就是一人击败约莫两人上下。所谓两人上下，就是有时候击败一人后，将第二个也打到半死，但自己先一步支撑不住倒下；再或者第二人也给击败，但面对第三人时已经没什么能量，很快落败。就这。 也已经算是擂台赛里难得一见的佳绩了，所以即便是王牌选手丢到第一顺位出战，也未必就能给己方多掠到人头分。好钢还是要用在刀刃上，以前的王牌选手在最后关头守关，现在的王牌选手要在获胜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掠到人头，那么在最合适的时机出现，就再巧妙不过了。 比如打到对方还有一个半人的时候，正好排到王牌选手出阵，把握自然更大。经过这诸多分析，目前普遍的认知都觉得，王牌选手放在擂台五个顺位第三四的位置最为恰当。不过，即便这样，擂台赛赚人头分比起团队赛，终归要难很多。擂台赛未来发展的趋势，应当是以稳为主。 守好擂台，不在擂台赛多丢人头。随后，团队赛里决胜负是目前预测的今后赛事走向。但是今天，诛仙战队头个上场的就是他们目前的队长剑客选手林毅。从已经进行过的比赛来看，林毅正是诛仙战队中表现最出色的选手，此时赫然在第一个登场。 是自信，还是另有什么别的安排？诛仙战队的老板肖杰始终面含微笑，向星星这边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叶修笑了笑，随即也拍了拍身边的人：“上吧！”哦哦哦！顿时，星星粉丝团因为这人的出场又燃起了一个高潮。包子，一条五。 粉丝当然不管这实际不实际，反正也只是个口号，不浮夸的那能叫口号吗？哈哈！哈包子大笑着，他这个脾性哪管对方什么排兵布阵呢？挥手就朝身后那帮游戏里的朋友扬了扬拳头，“一挑五！”包子大声说着，在旁人看了真是一个嚣张到不要脸的家伙。 诛仙战队的粉丝团早已经嘘声一片，这个的话，星星粉丝团倒真不好意思较真儿去回应，因为他们喊是喊了，但也知道一条五不可能，拿这个去和人叫板，这不是自找打脸吗？双方选手随即上台，开始刷卡载入角色。星星这边的几位对望了一眼。 目光全都停到了电子屏的角色载入画面上。电子屏是会在角色载入完毕后，把角色的装备全部呈现到观众眼前的。果然，林毅的角色剑客万剑归一这一亮相，只从装束上，众人就看出了和之前的不同。等到装备查看面板一打开，一排银晃晃的名目立时跳了上来。 万剑归一，周身上下银装有七件之多，看起来虽然比迎风布阵还要少上一件，但是星星这边银装数并不均衡。魏琛的迎风布阵有八件之多，其他角色却都较少。叶修的君莫笑更是只有了一件银武千机伞，做出的银装主要还是优先了其他人的角色。但职业战队一般不会这么过分的厚此薄彼。 核心角色会占据较多资源是肯定的，但也不至于核心角色都八件银装了，其他角色还只有一件那么夸张。再加上诛仙战队所表现出来的声色感是在每个角色身上都具备的，林毅这万剑归一的银装水平，很可能就是他们主力角色的平均水准了，平均七件银装。 这个武装度是高过联盟平均水准的。诛仙战队果然深藏不露。不过，万剑归一身上这七件银装没有一件是七十五级的。毕竟七十五级资源有限，联盟现在七十级的银装如此普遍，那也是因为在七十级的阶段停留多年积累下来的。真要一年提升一个档次。 就神之领域这点稀有材料的产出量，非把职业战队都逼疯不可。诛仙的情况多少也算意料到了，所以星星诸位神情还算镇定。诛仙能这么快积攒到这么多银装，应该不只是财力的缘故。小杰毕竟只是个年纪轻轻的作家，书再畅销，论财力肯定和楼冠宁那帮家伙没法比，更何况一展还是五人抱团 即便这样，他们最初都只是搞到了二十件银装。诛仙战队虽然落魄，毕竟也是从最早就开始混迹于职业圈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，怎么也得有一定的积累。小杰这一次的投入，大概正好引爆了诛仙战队多年的积累，而那个张简，或许也是这种爆发的关键人物。那个时代就是职业水准。 这么多年，如果还没有放弃的话，在那荣耀上的造诣肯定也是非同小可的。叶修等人心下猜测着诛仙的情况，场上擂台赛第一回合的比赛也终于要打响。倒数过后，双方角色载入地图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诛仙战队的老板萧杰还真是说话算话，比赛一开始就凑过来和叶修攀谈起来了。 你们队的这位选手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”小杰说着，口气上有点倚老卖老的感觉。不过说实话，叶修也没什么立场鄙视对方年轻，二十五六岁年纪的话，和他基本就是同龄人。你们的这位选手也是相当稳健啊。”叶修说，“当队长就需要这样的选手。”小杰感慨着，看起来。 他还不是你们诛仙战队的王牌，叶修说。小杰笑了笑，随即问道：“叶神，看来我们诛仙战队的王牌选手是哪一位啊？”叶修也笑了笑，目光望向诛仙选手席上的一位选手：“你们的王牌选手较难引起引导战局的核心作用，但却是你们最有力的后方保障。” <laughs> 叶神果然好眼力，小杰挑起大拇指夸赞了一声。 目光也是转向了他们诛仙战队中的这位选手，牧师陆士林。不过叶神说牧师无法起到引导战局的核心作用，这我觉得有点老脑筋了。小姐说：“呃， <laughs> 其实我要说的是主导，不是引导，啊，词用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”你知道我不是作家，叶修说。小姐一怔，顿时也是哭笑不得。 主导、引导，一字之差，意思确实不大一样。他正想给叶修挑挑刺儿呢，没想到对方痛痛快快的就拿一个用词错误把这给掩盖过去了，顺便还调侃了一下自己的作家身份。这么看来，叶神对于怎么应付也是胸有成竹了。哎，起不到主导作用的核心，没必要专门去应对， <laughs> 是吗？ 小姐又笑了笑，不再说什么，坐回身子继续看比赛去了。这人很喜欢笑，微微的、淡淡的那种。初看这种笑容，挺容易让人产生好感，觉得这个谦逊有礼。但是，这样的笑容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出现时，所传达的可就不再是这种意味了，而是骄傲自负。 他用这种写满了优越感的神情来表示对对方的不以为然。要依陈果的看法，这还不如直接来一句“你真是个傻逼”来的痛快呢。这人笑的真讨厌，陈果对叶修说着：“不笑也很讨厌，搞个战队过来给我添乱，烦不烦？”叶修说：“场下交流就到此为止了，场上。” 包子的包子入侵和林毅的万剑归一也已经接触有一会儿了，双方都没有搞什么战术走位那一套，直奔了地图中央碰头，然后就是战斗，拼操作、拼意识、拼判断，并无太多心机的战斗。经验更丰富、技术更扎实、装备也更好一些的林毅，很快就占据了上风。他没有压倒性的实力。 但他这种古井不波的比赛状态，却正好有些克制包子的跳脱。包子那时不时吓人一跳的神来一笔，没有起到任何心理上的作用。虽然这种跳脱的发挥是不可能把握到规律的，但林毅却能始终心思平衡的不变应万变。叶修看了诛仙战队那边一眼，正巧看到萧杰也朝他们这边扫来。 又是那种笑容，用优越感写着：“看，我就知道。”对方的第一场出场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布阵，看起来是猜到了星星这边的意图。这个萧杰自身的荣耀技术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从那个时期就粉诛仙到现在，显然也是一个对荣耀很疯狂的家伙，看起来在荣耀方面也是相当有一套的。 田七等人开始疯狂的给包子加着油，现在也已经有一些萎靡了，因为他们都看得出，眼下的情况对包子来说相当不利。连观众都能看出，场面自然已算相当明了，转播解说就差没直接宣判这一场的结果。哼，这场的结果看起来已经明显了吧？小杰又凑了过来，说着。 大家都看出来了，不过还是有个别人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啊。叶修说：“谁？”小杰不解：“这么明显的局面，还有人看不出？”看，叶修伸手指了指比赛画面：“我们的包子打的还是那么带劲儿。”